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。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呀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，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何小勇走进了许玉兰的家。 许玉兰的父亲正坐在桌前喝着黄酒，看到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跟在女儿身后走了进来，他的屁股往上抬了抬，然后发出了邀请：“阿来，呃，喝一盅。”此后，何小勇经常坐在了许玉兰的家中，与他的父亲坐在一起，两个人一起喝着黄酒，轻声说着话。 笑的时候也常常是窃窃私笑，于是许玉兰经常走过去，大声的问他们：“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为什么笑啊？”也就是在这一天，许三观从乡下回到了城里。他回到城里时，天色已经黑了。那个年月，城里的街上。 还没有路灯，只有一些灯笼挂在店铺的屋檐下面，将石板铺出来的街道一节儿一节儿的照亮。徐三观一会儿黑一会儿亮的往家中走去。走过戏院时，他看到了许玉兰，油条西施许玉兰站在戏院的大门口两只灯笼的中间，斜着身体在那儿嗑瓜子儿。 他的脸蛋儿被灯笼照得通红。许三观走过去以后，又走了回来，站在街对面，笑嘻嘻的看着许玉兰，看着这个漂亮的姑娘如何让嘴唇一撅，把瓜子壳吐出去。许玉兰也看到了许三观，他先是瞟了他一眼。 接着去看另外两个正在走过去的男人，看完以后，他又瞟了许三观一眼，回头看看戏院里面，里面一男一女正在说着评书。许玉兰的头扭回来时，看到许三观还站在那儿，许玉兰终于叫了起来：“啊呀！”他指着许三观说。 你怎么可以这样盯着我看呢？你，你还笑嘻嘻的。许三观从街对面走了过来，走到这个被灯笼照得红彤彤的女人的面前。我请你去吃一客小笼包子吧。嗯，我不认识你。啊哈，我是许三观，我是。 私厂的工人，那我还是不认识你啊。 <laughs> 我认识你呀，你就是油条西施啊。许玉兰一听这话，咯咯的笑了起来。 <laughs> 你也知道，是啊，没有人不知道你啊。走，我请你去吃小笼包子。许玉兰。 笑眯眯的说：“嗯，今天呐，我吃饱了，你明天请我吃小笼包子吧。”第二天下午，许三观把许玉兰带到了那家胜利饭店，坐在靠窗的桌子旁边，也就是他和阿芳、根龙吃炒猪肝、喝黄酒的桌前。 他像阿芳和根龙那样神气的拍着桌子，对跑堂的叫道：“来一颗小笼包子。”他请许玉兰吃了一颗小笼包子。吃完小笼包子后，许玉兰说：“她还能吃一碗馄饨。”许三观又拍起了桌子：“呃，来一碗馄饨。”许玉兰这天下午笑眯眯的，还吃了话梅。 吃了话梅以后，说嘴咸；又吃了糖果，吃了糖果以后，说口渴。许三观就给他买了半个西瓜。他呀，就和许三观站在了那座木桥上，笑眯眯的把半个西瓜全吃了下去。然后他笑眯眯的打起了嗝。当他的身体一抖一抖的打嗝的时候。 许三观数着手指，开始算一算这个下午自己花了多少钱。哦，小笼包子两角四分，嗯，馄饨是九分钱，话梅一角，糖果我买了两次，共计两角三分，西瓜半个有三斤四两，花了一角七分，这总共是八角三分钱。 嗯，啊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嫁给我呀？啊呀！许玉兰惊叫了起来：“你凭什么要我嫁给你呀？”嗯，你花掉了我八角三分钱呢？呃，是你自己请我吃的。嗯，许玉兰还在打着嗝。 我还以为是白吃的呢，你又没说吃了你的东西就要嫁给你啊！嫁给我有什么不好啊？那你嫁给我以后，我会疼着你，护着你，我会经常让你一个下午就吃掉八角三分钱。啊呀，要是我嫁给了你，嗯，我就不会这么吃了。 我嫁给你以后，就是吃自己的了。我舍不得。我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吃了。 <laughs> 你你也不用后悔呀，你嫁给我就行了嘛。我不能嫁给你，我有男朋友了。我爹也不会答应的。我爹。 喜欢何小勇，于是许三观就提着一瓶黄酒、一条大前门香烟，来到了许玉兰的家里。他在许玉兰父亲的对面坐了下来，将黄酒和香烟推了过去，然后就滔滔不绝的说了起来：“你知道我爹吧？ <laughs> 我爹啊，就是那个有名的许木匠。” 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啊，专给城里大户人家做活哎，他做出来的桌子那是谁也比不上。伸手啊，往桌面上一摸，就跟摸在绸缎上一样的光滑。 <laughs> 嗯，你知道我妈吧？啊，我妈呀，就是金花。哎，你知道金花吗？就是那个城西的美人。从前呐，别人都叫她城西美人。 <laughs> 我爹死了以后，她嫁给了一个国民党的连长。后来呀，她跟着那个连长跑了。啊，我爹呀，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。我妈和那个连长是不是生了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叫许三观。我两个伯伯的儿子都比我大。我呢，在许家排行是老三，所以我叫许三观。哦，对了，我是四厂的工人。 我比何小勇大两岁，比他早三年参加工作。哎，我的钱肯定的比他的多。他想娶许玉兰，那还得筹上几年的钱呢。我呀，结婚的钱都准备好了。我是万事皆备，只欠东风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只有许玉兰一个女儿吧？ 这许玉兰呐，要是嫁给了何小勇，你家呀就断后了。生出来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，他都得姓何呀。要是嫁给了我呢？那我本来就姓许，生下来的孩子也不管是男是女都姓许，你们许家后面的香火啊，这也就接上了呀。哎。 说起来呀，我娶了许玉兰，其实啊，我就和倒插门的女婿是一样的。许玉兰的父亲听到最后这几句话，嘿嘿的笑了起来。他看着许三观，手指在桌上嘟嘟的敲着：“嗯，呵呵，这一瓶酒，这一条香烟，我收下了。”嗯。 你说的对，我女儿要是嫁给了何小勇啊，我徐家就断后了。啊，我女儿要是嫁给了你呢，我们两个许家的香火都接上了啊。 <laughs> 就这样， <laughs> 徐兰。 知道父亲的选择以后，坐在床上掉出了眼泪。他的父亲和许三观站在一旁，看着他呜呜的用手背抹着眼泪。他的父亲对许三观说：“ <laughs> 看到了吗？啊，这就是女人啊，高兴的时候不是笑，而是哭上了。 <laughs> ”啊。 可我看着他，像是不高兴啊。这时候，许玉兰说话了：“ <laughs> 我怎么去对何小勇说呢？”许玉兰父亲说道：“啊，你就去对他说，你呢要结婚了啊，这新郎啊叫许三观啊。” 这新郎啊，不叫何小勇， <laughs> 这话我怎么说得出口啊？他要是想不开，一头往墙上撞去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嗨，他要是一头撞死了啊，你就可以不说话了。徐玉兰的心里放不下那个名叫。 何小勇的男人，那个说话时双手喜欢握住自己手腕的男人，何小勇差不多天天都要微笑着来到他家，隔上几天就会在手里提上一瓶黄酒，与他的父亲坐在一起喝着酒说着话，有时是嘿嘿的笑。有那么两次，趁着许玉兰的父亲去另一条街上的厕所的时候。 何小勇突然把许玉兰逼到了门后，用他的身体把许玉兰的身体压在了墙上。这一下把许玉兰吓得是心里咯咯乱跳。第一次，他除了心脏狂跳一气子，没有任何别的感受。第二次，他发现了何小勇的胡子。 他的胡子像是刷子似的，在他脸上乱成了一片。要是第三次呢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徐玉兰躺在床上，这样想着，她心里咯咯跳着，去想她的父亲如何站起来走出屋门，向另一条街的厕所走去。 接着，何小勇豁的站起来，碰倒了坐着的凳子，第三次把他压在了墙上。徐玉兰把何小勇约到了那座木桥上，那是天黑的时候。徐玉兰一看到何小勇，就呜呜的哭了起来。他告诉何小勇，一个名叫许三观的人请他吃了小笼包子。 吃了话梅、糖果，还有半个西瓜。吃完以后，她就要嫁给这许三观了。何小勇看到有人走了过来，就焦急的对许玉兰说：“哎哎哎，别哭啊！哎，你别哭啊！让别人看到了我怎么办呢？那不行，你替我去还给许三观八角三分钱。” 这样，我就不欠他什么了。那我们还没有结婚呢，就要我去替你还债？何小勇，你就到我家来做倒插门的女婿吧。要不，我爹就把我给许三关了。你胡说八道！我堂堂何小勇，怎么会上你家倒插门呢？以后我的儿子们全姓许。 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那那那我只能去嫁给许三观了。一个月以后，许玉兰就嫁给了许三观。她要两件大红的旗袍，准备结婚的时候穿。许三观就给她买了那件旗袍。 他要两件棉袄，一件大红，一件大绿，准备冬天的时候穿上它们。许三观就给他买了一红一绿两块绸缎，让他空闲时自己做棉袄。他说：“家里要有一个钟，要有一面镜子，要有床，有桌子，有凳子，要有洗脸盆，呃，还要有马桶。”许三观说。 都有了。许玉兰觉得许三观其实不比何小勇差，论模样比何小勇还英俊几分呢，口袋里的钱也比何小勇多呀，而且看上去力气也比何小勇大。于是他看着许三观时开始微微笑了起来。他对许三观说：“我是很能干的。” 我会做衣服，会做饭。嗯，你福气真是好，娶了我做你的女人。许三观坐在凳子上，笑着连连点头。嗯，我长得又漂亮，人又能干。往后你身上的里里外外的衣服都得由我来裁缝了，家里的活也是我的啊。 就是那些重的活像买米、买煤什么的，要你干；别的呀，都不会让你插手。我会很心疼你的，你福气真是太好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怎么不点头啊？我我点头了呀，哈哈，我一直在点头啊。哦，对了，你听着啊。 到了我过节的时候啊，我就什么都不做了，就是淘米、洗菜的事儿我都不能做，我要休息了。那几天家里的活儿啊，全得由你来做了。你听到了没有？哎，你为什么不点头啊？哦，哎，你过什么节呀？多长时间过一次啊？ 啊呀！我过什么节你都不知道啊！我，我不知道啊。就是来月经啊。哦哦，月经啊！我们女人来月经，你知道吗？我，哦，我听说过的。我说的就是来月经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能做了。我呀，不能累，也不能碰冷水。 一累一碰上冷水，我就要肚子疼，我就要发烧。这天，许玉兰躺在了产房的产台上。助产的医生说：“哎，还没到疼的时候，你就哇哇乱叫了。”许玉兰的两条腿被高高的架起来，两条胳膊被绑在产台的两侧。 医生让他使劲儿，疼痛使他怒气冲冲。他一边使劲儿，一边是破口大骂了起来：“徐三官，你这个狗娘养的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我疼死了！你跑到哪儿去了呀？你这个挨刀子的王八蛋，你高兴了？” 我疼死了，你就高兴了，许三观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快来帮我使劲儿啊！我快不行了，许三观，你快来呀！医生，孩子出来没有？你使劲儿，还早着呢。哦，我的妈呀！许三观，全是你害的。 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，你们只图着自己快活，你们干完了就完了。我们女人苦啊，哦，疼死我！我怀胎十个月，哦，疼死我了！许三观，你在哪儿啊？医生，孩子出来没有啊？你使劲儿，头出来了，哦。 头出来了，我暂时把劲儿，可是我没劲儿了。许三观，你帮助我呀！许三观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助产的医生说：“嗨，都生第二胎了，你还这样吼叫啊？”许兰是大汗淋漓，呼呼喘着气儿。 一边呻吟着，一边吼叫：“哎呀呀，疼啊疼啊！许三观，你又害了我呀！啊呀，我恨死你了！哦，疼啊！我要是能活过来呀！啊呀，我死也不和你同床啦！疼啊！你笑嘻嘻。” <laughs> 你跪下！你怎么求我，我都不答应，我都不和你同床。啊呀，啊呀！我，我，我使劲儿，我还要使劲儿。对，快，快使劲儿，再使劲儿啊！徐玉兰是使足了劲儿，她的脊背都拱了起来，她喊叫着。 许三观，你这个骗子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这个挨刀子的许三观，你黑心烂肝，你头上长疮，你喊什么呀？都生出来了，你还喊什么呀？啊，哦，生出来了，这么快呀？这许玉兰。 在五年的时间里，生下了三个儿子。许三观给他三个儿子取名为许一乐、许二乐、许三乐。有一天，在许三乐一岁三个月的时候，许玉兰揪住许三观的耳朵问他：“我生孩子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外面哈哈大笑啊？” 啊，哈哈，我没有哈哈大笑啊，我只是嘿嘿的笑，我没有笑出声音呐。啊呀，所以你让三个儿子叫一乐、二乐、三乐，我在产房里疼了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你在外面乐了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是不是啊？ 城里很多认识许三观的人，在二乐的脸上认出了许三观的鼻子，在三乐的脸上认出了许三观的眼睛，可是，在一乐的脸上，他们是看不到来自许三观的影响。这一下，人们开始在私下里议论了。 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，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，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